一九四一年的十月五号，一架苏联空军的侦察机在维亚季马防线进行例行侦察，在本该远离前沿阵地一条公路上，侦查员意外地发现了一条绵延二十几公里的德军装甲部队在急速地挺进维亚季马城。飞行员在给地面指挥中心如实报告之后，指挥官摸了摸脑袋：“啊，我的个天呀，这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 这个时候，远离战火硝烟的莫斯科最高统帅部满以为前线还比较顺利，至少光头司令科涅夫同志报告中是这么陈述的。但是在收到经莫斯科空中情报官斯比托夫上校转呈的报告之后，主管情报工作的格鲁吉亚小矮子贝利亚的反应是：这哥们是沃特嘎灌多了吧，或者喝这个甲醇把脑子烧坏了？ 这分明是扰乱军心，向后方传播恐怖情绪啊！然后回电，赶紧把报告撤回，承认这是错发的，要不然就把你个破坏分子送上军事法庭啊！行吧，啊，你说啥就是啥吧，反正掩耳盗铃也骗不了别人。但是你别别说，这次斯大林真没糊涂，派了一个信得过的侦察官，亲自开飞机去前方侦察之后才确信果然是这样的。 就命令科涅夫派兵驰援维亚季马，并且提醒德军是孤军深入，势必抓住德军这两翼暴露的破绽，狠狠打击。但是德国人的破绽是不会轻易让你抓住的。德军在将要接近维亚季马的时候，突然加速越过了这座交通枢纽，直插维亚季马身后。 最后竟然深入到了一个仅仅离莫斯科不到一百八十公里的地方，不得不佩服霍特老爹胆子真大，那跟古德里安一样不要命啊！这一长驱直入，把苏军的整个防线打凌乱了，尤其是正面卢金的第十九集团军几乎没有完整成建制的部队，在卢金眼看不知的时候，他的好伙伴临近防区的罗克索夫斯基再也看不下去了。 冒着违抗命令的罪过，果断派了两个师前去增援。眼看生力军到了，卢金再次是内牛满面啊！看来是将军人品好啊，总有贵人出手相救。但是卢金也是悲催的，命里不光贵人多，小人也不少。上一次是铁木金哥，这次是谁呢？是同样发型的顶头上司科涅夫。 在看到罗帅哥违抗命令去救援之后，啊，科涅夫不分黑白，把罗科索夫斯基叫到司令部一通臭骂：“姓罗的，你简直目无军纪！让你坚守阵地，你他妈瞎溜达啥？你啊！我不想听你去救援的解释。卢金有卢金负的责任，你这多管闲事啊！你你种了别人地，你荒了自个儿的田啊！无所谓啊！你跟一个白痴瞎争辩啥？是吧？” 这个罗克索夫斯基低头冷笑，就不说话了。没办法，谁让自己命不好，犯了小人，碰到这傻叉了呢？啊！最后，科涅夫给罗克索夫斯基的处理是啊，解除你集团军司令的这职务啊，立刻把指挥权交给友邻的二十集团军啊，然后到这个维亚基马组织兵力围剿那股深入的德军尖兵啊，随便吧啊！这个二十集团军部署靠后，根本就没啥战事儿啊。 你把这支生力军交给他们指挥，你这不是暴殄天物吗？啊，真要招人这个接手的话，是吧？你让卢金去指挥，不是更好吗？啊，没辙啊！看来这脑袋上的头发数量啊，跟智商真心不一定是成反比的。前线终究还是一堆烂摊子。远在这个莫斯科的斯大林是看不下去了。西方面军这是咋了？前前后后交给了仨秃头啊！巴普洛夫、铁木辛哥、科涅夫，一个赛一个白痴。 看来还得换人啊！但是呢，此时此刻无人可用。本身临阵换将就是兵家大忌，这就是一层风险。换过去的这人又不靠谱，这风险得加倍啊！但是这柯大秃子不灵啊！思前想后，伟大领袖还是只能信任一个人，就是让他又爱又恨的朱可夫啊！朱可夫是好用啊，但是现在没空啊！一线大牌明星嘛啊！ 档期太满了啊！现在这位大牌在哪儿表演呢？就接上咱们前面说的列宁格勒啊，在收拾之前弗罗西洛夫留下的烂摊子呢啊！不过好在现在北路德军精锐被抽离，列宁格勒至少不用面临窒息一般的进攻压力，这也让斯大林能够放心的再把他招回来。据说这个斯大林给朱可夫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呢没好意思提莫斯科的事儿。 就是慈父一般的嘘寒问暖了下，是吧？小朱啊，你辛苦了，注意身体啊！等回莫斯科，老大给你好好庆功，是吧？第二次打的时候就不装逼了啊！要恐怕你得提前回来了，这边有点够呛啊。朱可夫的性格是有使命感的啊，他根本不在乎勋章啥的，只要能在战争当中收获使命感就满足了。所以在得知实际情况之后，二话不说，立刻飞往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见到了正得着严重流感、接近虚脱的斯大林，心中不免一阵酸楚啊！走之前还好好的，虽然这小胡子盛气凌人一点，但是毕竟是一国领袖啊！现在没他呀，真不行啊！据莫洛托夫在战后披露说，斯大林这个时候已经在跟他商议跟德国议和的事儿了。伟大领袖列宁同志都签过《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合约》，被人说卖国。 但是不正是因为得到喘息，能够让我们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吗？我为啥不能小小委屈一下，割点地赔点款，挽救民族危亡呢？啊，再说万一日后跟一战时候有德国再次战败的转机了呢？啊，不过呢，也就是想想。 毕竟呢，手上还有牌，不至于让人赶到大海里去。那看看人家中国的蒋委员长啊，一路向西，不也在坚持吗？我们后面还有乌拉尔山那乌拉尔山后面还有贝加尔湖，贝加尔湖后面还有勘察加半岛啊。实在不行，我渡过白令海峡，跑到阿拉斯加去也行啊。那没事啊，想想事情呢，还不是太坏。朱可夫接到西方面军司令的任命之后，动身去了前线啊。 临行的时候呢，斯大林带着咳嗽喘，用冰凉的手拉着朱可夫、格尔基同志啊，局势我现在也不清楚。 或许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你这次去呢，尽快摸清楚战况，随时打电话给我，我等你好消息。朱可夫敬了个礼就走了。朱可夫呢，在去前线的路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这西方面军司令部，我好像不知道在哪儿。上次也是去那儿找巴甫洛夫，找了好一阵子。这次呢，又得找科涅夫，这俩不让人省心的秃瓢，真够讨厌的啊。 朱可夫花时间找，但是德国人并不会花时间等。仅仅三天，德军已经把苏军防线的七个集团军完全包围。在这个时候，卢金升官了，斯大林亲自任命卢金为维亚济马集群总指挥。其实说白了呢，就是看卢金再次化腐朽为神奇，把这大几十万人再次从包围圈里带出来，哪怕带出一半也行啊。 你卢金不是号称包围圈中的卢金吗？啊，卢金这个时候心里咋想呢？这个时候上任方面军司令，心里应该不会太舒服，估计跟后来的保罗斯被晋升为元帅的时候心情差不多。眼下这七个集团军不光深陷重围，而且算是弹尽粮绝、缺医少药，几乎不用德军打，每天都在大量的非战斗减员。 但是突围还得做，至少得做点什么，比什么都不做好。十月十二号，卢金把部队敛吧敛吧，进行最后的总动员。总之一句话，速度决定生死，大家一定要闪起来。突围的时间定在凌晨啊，肯定嘛，晚上有夜色掩护，突围会好很多啊。随着炮兵部队发出最后一阵怒吼，突围开始。苏军被逼出了本能求生的欲望，端着刺刀跟德军肉搏。 德军也疯狂拦截啊，动用起全部 MG 三四机枪，编织出密集的交叉火力网。苏军再次上演跟机枪赛跑的场景，前仆后继，一波被撂倒，一波又过来。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德军惊讶地发现，几平方公里的沼泽填满了将近十万具苏军的尸体，沼泽的水都是红色的。 卢金带着司令部是最后一波走的啊！大家都希望卢金可以带着大家逃出升天，因为你是卢金，你是让霍特和古德里安都挠头的卢金。但是卢金这次神奇不在了，没有化腐朽为神奇，而是化力气为浆糊了。他最后突围的场景倒是很像之前的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洛斯，在一天清晨。 带着一千人左右的部队逃跑的过程中，和德军遭遇，被德军打散之后，他带着这个身边的几个人分开突围。不幸的是，卢新将军的膝盖被一枚炮弹击中，昏死过去，然后他就被俘了。卢金的被俘啊，可以说让苏联损失了一个元帅级别的将星。虽说这时候他只是中将啊，但是我们都知道，科涅夫打成了这副德行。 在后期苏联反攻的时候，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排名仅次于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就连典型的窝囊废叶廖棉科都能在后期咸鱼翻身，屡立奇功。在开战初期，卢金的表现可以说跟罗科索夫斯基不分伯仲，可想而知，他如果能一直坚持到战后，会有多大的成就。可惜啊。 历史不能假设，或许呢，这就是命运啊！就像罗帅哥评价这位老搭档的话，是吧？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卢金本来可以有更大的作为的。反过来呢，接着说罗科索夫斯基，或许他真该从个人角度感下感谢一下范二，把他调到维亚季马的科涅夫，要不然说不定在原来的地方就跟着被一勺烩了。罗司令之后幸运的找到了西方面军司令部，见到了科涅夫。 前后脚跟进来的是朱可夫，司令部里还有前来督战的弗罗西洛夫和莫洛托夫啊，这屋子是够值钱的。这要是德国人一枚炸弹撂下来，绝对能改写历史。这个时候在屋里，弗罗西洛夫正在跟科涅夫吵架啊，一个说你傻缺瞎指挥，一个说你家白痴乱插嘴。那这个中将啊跟元帅骂街，一点不落下风，都是暴脾气啊。等这个朱可夫一进来，谁也不说话了。 弗罗西洛夫赶紧介绍啊，诸位，我宣布一下啊，朱可夫同志以后就是咱新任西方面军司令了，大家要配合他工作。鼓掌！科涅夫狠狠地瞪着，幸福的，你家小人得志的样子真够恶心的。那既然朱可夫接下了重担，那就得好好收拾烂摊子了。而且这个摊子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了。德国人也用维亚基马的一场大围歼给朱可夫献上了一份厚重的见面礼儿，有多厚？ 德国人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摧毁了挡在他们前面的西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布连斯克方面军，脸吧脸吧，加起来十个集团军，将近一百万人被击垮。根据德军统计，总共打死苏军十五万，俘虏六十二万五千。德国人用这份厚礼，坚定了一定要拿下莫斯科的决心。 而朱可夫将会如何把这份厚礼收下，然后给德国人准备回礼呢？咱们拭目以待。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